那我们在商谈课的体系表里面有提到，悟性跟不法管理这两个类型，悟性跟不法管理。我们直接看例题，从例题来说明。甲于其父去世后，即将悬挂于其父生前房内的古董名画价值七万元，以加框，支出一万，之后再以十万元出售给丙，啊，并立让协议交付。 报警察，该画是由甲父的友人以所有，只是暂时交给甲父来保管的。那这个事实，我想相当的简单。这种 <coughs> 法律行为相对型的考题，把图画出来。画是谁？画是乙，对不对？好，乙有一幅画。假设是 A 画。好，这个市价是七万。七万。 然后呢，这个画是由乙借给，交给甲父来保管而已。好，乙把这个画交给交给甲父来保管，保管，保管。那后来甲父，交给甲父，甲父来保管。后来甲父又过世，过世之后呢，甲的继承，来继承不对？ 然后，甲把这个画加框，加框，付了一万，一万元，付了一万，然后呢，再用十万元卖给丙那这个甲蛮会做生意的，七万的话加框付了一万，就要卖了十万，很厉害的，七六一。好，丙付了十万块，给谁？给甲。 好，这个事实是如此，事实如此。我问你第一小题，假如我是过失，哎，这题目说这个，哎，丙知不知道这个话？我先问你好了，这个图你看起来，乙不是 A 画的所有人吗？乙把它借给甲部，对不对？哦，乙当然是所有人。甲不死亡，甲继承。题目看起来甲是善意而已。你看第一小题，第一小题说，如果甲是过失不知，来过失不知，我说题目上看到善意恶意，有没有过失要画起来，对不对？第一小题问你，甲如果过失不知道。 那如何？代表甲是善意。第二小题说，甲如果明知那边恶意咯那把它圈起来。这第一小题问你甲过失不知道，哦，第二小题问你甲明知，那答案又如何？那这边我问你，丙是善意而已。你题目上中没有甲，没有甲，你可以假设它是善意。好，要叙述一下，好，假设丙是善意的。所以这边等于是第一小题是问你说，如果甲是有过失的善意。 第二小题是甲是恶意的，好，问你答案如何？这题目第一小题就叫你猜这里是不是这好，我把这个法律关系画图画好之后，把效力判断一下。这个甲不管他善意还是恶意，甲不会什么取得 A 画的所有权，对不对？好，因为继承是这个事实上的状态，好吧？所以这不会善意取得，哦，不可能猜中，我们在民总我们讲烂了啊。那甲把这画加框。 画仍然是乙的嘛，对不对？甲甲把这个画卖给丙是无权处分哦，所以买卖契约有效，物权行为呢？好，一一八第一项无权处分效力未定。这如果还怀疑的话，那你民总要再来一次哈。来，那金钱移转最大有效，对不对？好，看到丙善意，丙善意的话，丙不善意的，丙善意取得，所以丙依照哪一条？哦，八零一加九四八，善意取得。 好，所以第一小题问你，当事人法律关系如何简单啊？第一小题哎，题目要先写谁对谁，谁对谁？先甲对丙吗？太麻烦了，先写谁对谁。我说检讨的顺序上，第一步先确定物权的归属。确定物权归属最重要的请求人基础就是七六七，对不对？然后七六七是让谁是所有权人嘛？七六七会主张一定是谁跟谁主张，乙丙间有可能而已啦，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你写乙对丙，哦，乙对丙就主张七六七。 七六七，那七六七的要件要以为所有人丙是无权占有人嘛？是不是这样？好，乙是不是所有人？是不是？乙是不是所有人？乙是不是所有人？哎，乙还是所有人吗？乙不是吗？不是善意取得吗？八零一加九四吗？这边你就要把丙为什么会善意取得这件事情要说明一下。 好吧好，就按照时间的顺序，我把它说明一下。那比如甲不取得所有权，所以甲无权处分；丙如果善意的话，丙就善意取得。好，所以乙对乙对丙的七六七不可以哦，因为善意取得。好，因为善意取得之后，接下算什么？那下来就是乙对甲喽，乙对甲喽，乙对甲这边，你第一个想到什么侵权基础？啊，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你想到一八四条第一项的前段，会会盖章，第一小题会会盖章。 侵权行为要以什么？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的权利嘛？这边有没有？有，因为题目第一小题说甲是什么？有过失的善意嘛，对不对？题目告诉你有过失，就不用讨论了。所以乙对甲主张一八三的 OK，没有问题，因为甲有过失。好，侵害乙什么权利？乙甲把画卖给丙，就侵害到乙的所有权嘛？因为被丙摘去，好吧？所以等于是甲做这个无无权处分的行为，侵害到乙的授权。甲是有过失的善意，好吧？所以侵权行对可以。那侵权行为要请求的话，可以请求多少钱？ 这个请求是请求多少钱？七万，七万。侵权行为的请求的数额以什么为标准？以被害人的损害多少为标准，懂吗？所以侵权行为赔偿的数额绝对不会超过被害人损害的数额。所以这边被害人损害是你的损害多少？画，当时价值是七万，所以请求就是七万。好吗？你不会因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而请求到超过你损害的数额，不可能。再来，不当得利有没有可能？一七九。 这两个车道行政技术一七九不可能，一七九看有没有侵害到本来应该归属给乙的利益的部分嘛，对不对？那这个画卖了卖多少钱？卖了十万出去，这个十万块的部分，有多少钱是应该归属给乙的？七万，不当得利，我到后来会跟大家讲，我们等下就会谈到不当得利。不当得利里面，这个被害人，不当得利讲被害人怪怪的，应该说不当得利的那个请求权人。 好，那不当得利，它的法理上的基础是说，不当得利等于是有一个利益流出去，好，从乙这里有利益流出去啊，好，那流到某一个人那边去，然后是一个无法律上原因的状态，所以不当得利是等于是请求把从我这里流出去的利益再流回来，叫不当得利，所以不当得利的重点不在于损害，而在于什么？利益的流动，利益的流动。那从乙这边流出多少利益？七万，因为画的价值也是七万啊。 所以不当得利有没有可能让乙去去请求到超过七万的钱？不可能，因为流出去只有七万，人家这边受到利益是十万，那你就可以怎么讲？你就可以说，那代表超过七万的那三万块的部分，人家那是假，本来应该取得的，也不是你应该取得的，好吧？所以不当得利里面请求的数额呢，以这边假设流出去的利益只有七万的话，最多最多也只能请求到多少？七万元，所以这可以，但是数额呢，还是七万。 还是七万。第一小题就这样，就这样子。那这个情况下，第一小题的例子是我们讲的什么？悟性管理啊。我们说悟性管理是客观上管理是谁的谁的失误，别人失误，对不对？但主观上以为是自己的失误。这一篇你来看一下，甲心理上的状态，甲既然题目称他是有过失的善意，所谓的善意就是不知情吗？就代表说，甲不知道这一幅画不是爸爸的。 他以为这一幅画是爸爸的，他才会认为说这一幅画他继承而取得，他才会叫做善意。只是他这个善意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所以叫做有过失的善意，可以吗？可以吗？所以代表甲因为他是善意，所以呢，所以他认为这一幅画是父亲的，然后他因为继承而取得，所以甲认为他卖给丙是一个什么？处理自己的事物好吗？ 所以，我们说物性管理的定义是客观上所处理是别的事物，变卖的是别的话，但主观上以为是自己的事物，啊，这个叫物性管理。那在物性管理里面，你来看上面讲义上第一点的物性管理，你看物性他人事物为自己的事物而管理，对不对？法律效果呢？依照不当得利跟侵权行为的规定。换言之，在物性管理的地方，立法者认为没有必要特别就物性管理规定法律效果，就完全依照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解决，可以吗？ 好吧，好，这个是物性管理。你对比到第二小题的不法管理。第二小题我们称它的不法管理，为什么？因为第二小题，甲的主观上的状态，他知道这一幅画不是父亲的，而是乙的。那等于是甲明知道画是别人的，他也不会继承取得，对不对？甲明知道别画 A A 画在父亲死后仍然是乙的，那甲把它卖给丙，就是一个明知为他人。 所有的物而无权出卖的，无权处分的情形，可以家解吗？就是甲这个行为都是无权处分，但他有可能是不知情的无权处分，有可能是明知道而做了无权处分，好了。那无权处分，我们说善意取得，善意取得我们考虑到甲是善意，没有嘛，对不对？只要无权处分有公司外观就不过了，你就善意取得了。再来，所以在第二小题的地方，你看乙要对丙主张七六七不可以，这一点相同。 相同，三，乙要对甲请求第一个主张一八四第一项前段，这可以，因为什么？因为过失都有了，故意更应该有嘛，对不对？但这边侵权行为请求的数额最多仍然是多少？七万，这相同。再，主张不当得利呢，也可以，但是不当得利的数额一样是多少？七万，对不对？所以，不法管理跟物性管理比较起来，我们认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的法律效果相同。 但不应该是如此，原因在哪里？不法管理是一个明知道是别人的东西，就是你明知为他人之物而予以无权处分的情形。如果你仍然按照这样模式这样检讨下来是如此的话，原本大家问题在哪里？这个画价值是七万，甲自己加光付了一万，元，结果卖出去卖了十万。如果说你认为甲只要赔给乙七万，或者甲只要返还乙七万的话，两万块谁赚走？ 甲算走，懂等于是七万的东西，他成本多花了一万加框，卖了十万，等于是他自己还赚两万块哦。这两万块的利益到底要归属给甲，还是归属给乙？是这里要处理的问题，这样了解吗？懂吗？好，在物性管理的地方，我们认为我们刚不讲物性管理法律关系就到如此为止，代表在物性管理，我们认为这两万块归属给谁？归属给甲。 好，那我们觉得还 OK 啦。为什么？因为甲反正他善意不知情嘛。然后在善意不知情的情况下，之所以会卖到十万块，我刚说因为甲就搞了，对不对？厉害嘛，对吧？一个七万的东西，他加框一下之后，被人啊加框付了一万块，然后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卖到十万，那那个多出来的两万块，等于是因为甲自己什么杰出的交易上谈判能力所得所什么所得到的利益嘛。这个利益在甲善意的时候归属给他，我们就 OK 了。 但如果假恶意的时候还归属给他，会大问题在哪里？那这样的意思是不是说，假设我明明知道那个笔是他的，那笔价值一百块钱，我就把笔 A 来做有没有？然后呢，出卖给别人。假设我自信可以卖超过这个笔的客观价值一百块的话，比如我可以卖到一百三，那我就做了。为什么？因为一百三到时候假设你跟我请求赔偿，了不起一百块给你，我还赚三十块，懂吗？如果说这个金。 经济上的诱因，这个经济上的利益，你认为要保留给甲的话，那你是不是提供给恶意的无权处分人经济上的诱因呢？在甲是善意的情况下，那个钱给他，我们就没有关系，因为那不是没有诱因的问题，因为他善意嘛。在他明明知道是别人的东西，还恶意做无权处分的时候，如果卖的超过那个标的物价值的钱，让恶意的无权处分人可以保留的话，你是不是变相的鼓励恶意的无权处分人？你可以懂我意思吗？ 所以学术上大家讲说，哎，要不要把这个诱因拔掉？诱因拔掉，假设说大家同意说，在不法管理，我们说什么叫不法管理？客观上你管理别人事物别人的话，主观上你也知道是别人的话，知道吧对不对？但是你为自己的利益在管理，那就代表你认你什你卖出去，你想把这个钱收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叫做为自己的利益管理嘛。所以说，这情况下叫不法管理，要把不法管理的经商上诱因拔除，好那这时候呢 法律上想到的制度，侵权行为、不当得利都没有办法解决，大家都想到什么？无因管理。那想到无因管理就想到什么？想到不是法的无因管理。我们上台上那个最后讲到不是法无因管理，我们说不是法无因管理是给谁选择权？本人对不对？这一边甲做这个动作当然是个不是法，我们可以解释成倾向于不是法无因管理，大家不是啦。然因为就算是不是法无因管理，甲也认为这个利益是要归属给乙，对不对？但这一边甲认为这个利益是要归属给他自己。 了解吗？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不是法无因管理，但我们说对照到不是法无因管理，在不是法无因管理里面，我们是让本人有一个选择权，记得吗？本人可以选择享有这个利益，但相对来讲，他要什么负担一定程度义务，对不对？但是这个义务呢，不超过这个利益，所以我们就说，现在想要把假的经济上的诱因拔除掉的话，那我们干脆就在不法管理的地方去类推，以前是用类推适用。 不是把物管理，你推送不是把物管理，就是说让乙有选择权，乙可以选择去享有，去主张要享有这个不把管理的利益。请问你这个利益是什么？就是十万块，这十万块不就是不把管理的利益吗？卖出去的价金不就是那个利益吗？对不对？那相对来讲，乙要什么？负担一七六条第一项的那个义务，对不对？这个义务是多少钱？一万呢？这不是支出费用吗？ 哦，等于是乙可以对甲主张什么？以前是类推适用一百七七条 B 项规定哦，来享有这个不法管理的利益。然后呢，负对，然后相对来讲对甲负担什么一万块钱的费用的偿还，好吧？那以前大家说，哎，这个学术上这样讲法真好。后来八十九年再编修正的就立法，你来看一七七条，看一七七 第七七条，我们刚看过第一项是不是法务英管理，对不对？事实上，这个条文在八十九年以前只有一项，只有一项而已。所以第二项整项，请你把它画起来。好，第二项整项是八十九年才加进来的。这一七七的第二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每一年我都讲这项很重要，整项都要画起来。你来看一下一七七的第二项，他怎么讲？ 这种涉及到修法的问题都非常重要，虽然它是八十九年以及那么久以前的修法，啊，但是它的法律上的重要性还是存在，好不好？你看第二项讲前项规定就是第一项，对不对？啊，不是老鹰管理，对不对？在在管理人明知为他人事误而为自己的利益管理，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法管理，同意吗？啊，明知为他人事误但是为自己的利益，而不就是不法管理吗？在不法管理的时候去准用。 我跟他提过，我说准用的意思就是什么？法律已经明文规定的类推适用，是不是？所以这个条文以前还没有第二项，以前还没有制定的时候，大家说类推适用。现在制定之后，你就要写什么？依照一七七的第二项去准用第一项的规定，你可以什么？去主张享有那个利益啊？可以吗？好吧，这是重要的一个学说把学说见解的明文化。所以像这个地方第二小题里面，这个不法管理的地方，已对讲要请求，最好的方法是依照一讲，依照。 一七七的第二项去准用什么？准用一七七条第一项的情况去请求，对不对？好，一七七第二项准用一七七第一项的情形，准用之后请求的数额是多少？十万，十万。但是主张呃，假设你用一七七第二项准用一七七第一项去请求十万之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甲。 对乙也可以主张一七六条第一项多少钱？一万元，把那个框，就钱调回来，一万，可以吗？那变成是费用的一部分了，好吧？可以吗？好，这个数额上面是这样，所以这个不法管理最重要就是一百七七条第二项这个地方，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好，这个就考出来了，来翻过来，我们看考题。 这是去年考的，去年又考无印管理。我们看去年这个题目，你看，无法接受女友移情别人之假，一时想不开，便从五楼顶跳楼自杀。位在一楼开业的医生乙听到撞击声而外出查看，紧急将蒋送回其诊所救治。看到这里，第一个要想什么？ 还有自杀条款出现的，好啊，好，去年就考了自杀条款，哪一条？一七四条第二项，对不对？然后在一七六第二项说这是一个司法危机管理，啊，敏感度马上出来，好啊。结果急救过程中，甲求死心意坚决，一直要求乙不要救他。经过乙的急救与治疗，甲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你看，一直要求乙不要救他，这种这是不合理的管理嘛。啊，但是我说，因为是自杀条款，所以呢，它是个法定的司法危机管理。 对不对？好，好，找到这个逐渐恢复健康。好，基于上述的事实，是就下列不同的情况，不理由回答下列问题。哎，这边的管理人是谁？这甲是本人，对不对？甲是本人。好，乙是管理人，无因管理人。好，这四法无因管理哦，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条题：如果乙要求甲支付相关费用。 相关医疗费用有没有理由？你要求甲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有没有理由？这边当然在解题的时候，一开始你要叙述说：第一个，它是无因管理；第二个，它是无因管理里面的四法无因管理。对不对？我说无因管理有几个要件？几个？无因管理有几个要件？三个要件，四法无因管理在三个要件之后，还要再加上什么？看你是有利而且合意，或者是？ 一七四条第二项所讲三档情形，然后说它层次是这样，第一步要判断它是无因管理，判断无因管理是什么？管理的事务无义务，有管理的意思三个要件，然后第七条都的话，判断是真正无因管理之后再说啊，那这个题目里面它是自杀条款，所以呢，依照一七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它是四法无因管理。四法无因管理之后，这边乙要对甲请求医疗费用，请问你这个医疗费用讲是什么？第一个，如果你讲的是什么支出费用的部分的话，那简单，那就是什么？ 那不就是一七六条第一项所谓的费用返还请求权吗？对不对？那另外这个医疗费用有没有可能讲的是什么报酬？啊，比如要去付医药费，医药费一般其实上一般什么？一般大家在哦这个社会上讲医药费，可能还包括报酬，对不对？好吧，那如果讲的是报酬的话，第一个如果是费用，这当然可以，这个没有问题，懂啊如果讲的是报酬嘞，哦，那你这边什么？ 这边你就要检讨一下啦。我说原则上，事法无因管理也不可以请求什么报酬，但学术上有讲说什么？参考德国见解，如果说是什么？我说最标准的情况就是医生去医治什么路边的病人了，懂吗？那这个情况下，假设是属于他职业范畴的话，例外可以请求报酬，不过只是例外的情况下，好吧？所以你看我讲义，你看下面第二点的写法。 以知救助行为基础，法定的社保基金管理其所支出的医疗费用，以得一一七六第一项准用同条第一项规定向甲主张费用返还请求权，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第三点，我说，此外，若本体的医疗费用是报酬的一种，我们假设它是报酬一种的话，通说主张无因管理人不得向本人取得报酬，否则无因管理将变相变成有偿契约，这是原则性嘛？好，为学者有参考德德国通说见解，主张若管理人所管理的事物属于职业范畴者的话。 例如医生救助病患的，则应该肯定要向我报酬请求权，可知参考，是参考而已。好啊，等一个我知道的这样子的见解啊，懂吗？那这个题目假设讲是费用，那当然没有问题。假设讲是报酬的意思的话呢，那例外可能是可以，好吧？可以吧？我是这种写法。哎，再来看后面还问什么？哦，第一个请求报酬有没有理由嘛？再来，如果甲主动前往乙的诊所，向乙表示要送他一座纯金打造的盾牌以表感谢。 我表谢意，三天后就会送到。请问你乙甲间在这边的关系是什么？那赠与契约哦，对不对？啊结果三天后送到，对不对？那因为乙表示甲很有诚意啊，就派人接受。好，医生都说他不得已的接受，好吧？好，那我好，这个既然你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子的话，那我就接受，好吧？好，就接受成立赠与契约，对不对？不料甲当晚回家后，后悔先前的表示，其是否有权拒绝交付存金盾板？哎呦，这让我们想到什么？赠与契约的毁约权的问题，明总也讲过了。 对不对？毁约权，正与契约原上可以毁约，对不对？在什么之前？在什么之前？然后物交付在动产只是交付，不动产只是登记，对不对？在履行之前可以毁约嘛？那我说两个例外是哪两个？毁约权是四百零八条第一项，对不对？有两个例外是四零八第二项，哪两个？看一下条文。 虽然民法号称什么都会考，但是再怎么考，某程度还是部分可以被掌握到，懂吗？像这些都是有掌握到的地方。你看四零八第二项，第二项的前项规定在两个情况下不可以：第一个什么，经公证的证明；第二个，履行道德上义务而为的证明，不适用之，代表没有毁约权。在这边这个题目当然不是经公证，那我问你，你觉得是不是履行道德上义务？你觉得是不是履行道德上的义务？ 啊，就说你感谢医生啊，就说那我要送你一个纯金的盾牌，三天后我会给你。就你双方意思表示合资订立赠与契约之后，结果你回家之后想说那我不要给你。请问你，你要医生把你救好之后，你答应说要送他一个纯金盾牌，这个履行的义务是不是个道德上面的义务？有没有道德？一既然叫道德，就代表没你的道德跟我道德不一样嘛，对不对？懂吗？那你觉得算不算呢？这见仁，见智了。 懂我的拟答上写说，哦，可能可以认为是一个道德上义务，对不对？哦，那个二里面的三，括号三。本题中，甲赠与纯金盾牌给乙，是为了感谢他救助行为，应属履行道德上义务的赠与。我写的时候觉得是，我现在又觉得不是，这很难讲。好吧？我就是医生可以这样子吗？好吧？就是我说要给你，那就一定是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吗？哦，这东西看你考试你怎么发挥了，我不能跟你说一定是或不是啊，好吧？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道德的东西。 假设你认为说他不是道德上义务的话，那你就可以撤，你就可以毁约，可以撤销。啊，认为不是，认为他是道德上义务呢，那就不行，好不好？所以就涉及到这个第一小题里面的这个这个撤销权的问题，撤销权问题。所以这个是呃甲甲对乙主张四零八哦，第一项跟第二项里面的问题，第一项、第二项的问题。好，这个是第一小题。 来看第二小题。好，第二小题说：若甲住院期间，乙诊所的护士丙出现，护士丙，受雇人，护士丙在帮甲换药的时候，趁机窃走甲的手表，价值八万，甲该是手表，这八万，三。 并以十万元的价格将李海娥十万元价格卖给不知情的丁，十万，丁就不知道他哪去了。请问你甲对丙能不能请主张十万元的赔偿或者是返还？那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看这个丙等于什么？丙把甲的手表就偷走了嘛，对不对？偷走之后，丙把它卖给丁，显然是无权。 处分对不对？所以买卖契约有效，物权行为是，一八条第一项无权处分金钱移转有效。题目说丁善意恶意，善意他说不知情对不对？所以丁依照什么？丁依照八零一加九四八条的规定怎样？会善意取得什么？手表所有权，是不是这样？好，当然你说老师这边会不会倒章遗失物，因为笔是偷走啊？ 我们到后面目前会讲九四八条下一条九四九九四九规定说，盗章遗失物两年之内，甲可以跟丁请求。但题目说丁怎样，不知去向了，对吧？那你反正找你也找不到人，找不到人之后大家都说什么？那我不要找不找丁了，我找丙就好。甲要来找丙，题目就是问甲要对丙请求的时候，能不能主张什么？这个十万块钱的赔偿或者是返还？你看这题目问的很有水准哦，对吧？他说什么？甲对丙可否主张十万元之赔偿或者是返还？ 这赔偿讲的就是什么？侵权行为叫赔偿，返还讲的是什么？不当得利叫返还。所以嘛，题目里面已经帮你想到有侵权、有不当得利的问题了，是不是？好，这题目是标准的什么？不法管理啊，只要看到无权处分，就有可能是不法管理啊，在故意、明知的情况下，这里面什么？丙当然是明知的情形，好吧？所以这边第二小题，怎么样？这个甲要对丙主张，第一个你想到什么？ 侵权行为一八四条第一项前段，对不对？这可以，但是请求的数额是八万。主张不当得利，可以，请求的数额是八万。最后呢，这题目考什么？题目考什么？你看我们讲义上二十二页这边的你答没有？第一个说丁三一起的，第二项说什么？第二点是说侵权行为，第三点是说不当得利，第四点就写什么？写不法管理。 所以这边是用一百七十七条第二项去准用一七七第一项的情况，这请求的数额是多少？十万元。好，就这样子。然后你看去年又考出了不法管理的，重要的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几个，好吧？对吧？所以这个题目是标准考无因管理的，对吧？第一项部分，第一小题部分考什么？考无因管理里面这个一七六条是最重要的条文，好吧？我说这条最重要。 好吧，那顺便再考到赠与里面的毁约权的问题。那明总会讲很久。好吧，第二小题就考什么？考不法管理里面用侵权行为不当得利跟 ECC 第二项加 ECC 第一项，这题目就这样。懂这其实讲一下，这题目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题目。好吧，就当考的真点是标准的真点标准的真点 OK，好。好，那我们请翻过来，看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就这样。好，不当得利，这个先看条文，看一七九条。 不当得利有几条？一七九一直到一八三，因为一八四开始就是著名的侵权行为，所以不当得利从一七九到一八三总共五个条文，总共五个条文。八十九年再被修正，一条都没有修。好，那一般认为说不当得利的条文规定的蛮漂亮的，就是漂亮原因就是它规定很少，所以全部都是学说跟实务在累积，好吧？那条文逻辑上 OK 就好，好吧？那这五个条文呢？ 这个实物上使用的频率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好吧？那相关的判决判例有一头拉骨，学说也很喜欢写。好，那最著名就王哲烈老师这五条是写了一本，写一本。那我们在民总讲到无因性的部分，我们跟大家提过，说德国法上因为无因性的原因，所以七六七条很多的空间被压缩，到后来都是用不当得利在解决。所以在德国法上会认为说不当得利比较学得好的人，好，他的民法一定会错。 而因为不当得利是在处理最终最终的法律关系的解决，好，那你要处理最终，代表前面你要懂啊，好，所以契约你一定会懂，无因管理你也要懂，懂吧？啊，什么东西都懂，七六七也要懂，懂到后来，才用不当得利再解决。所以王泽鉴老师不当得利那本书里面，他写的也不仅仅是不当得利啊，因为写不当得利的前提一定，你对其他契约上啊，比如说第一第三人契约等等，契约上、无因管理上等等的法律关系都要了解，啊，才有办法，才有办法就。 把不当得利的问题都解决完，好吧？那不当得利是如此的话，我们先把五个这五个条文再规定什么？我先帮你做一个整理。这样嘛，有一七九、一八零、一八一、一八二跟一八三，这五个条文也是一个逻辑上面的先后顺序。一七九跟一八零这两条，我们喜欢称它叫做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的问题。 成立要件的问题，而一七九条我们称它叫做积极成立要件，而一八零条讲的是消极的成立要件，消极的成立要件。所谓积极成立要件，指的是什么样满足什么要件的时候会该当不当得利呢好啊，那不当得利要件有四个，第一个是什么？ 受利益再来，受损害再来，有因果关系再来，五百以上云哦，这四个大家都会，大家都会背。利益、损害、因果关系、五百以上云。消极成立要件指的是，在满足已经该当一七九的前提之下，如果同时又该当一八零这四款的其中一款的话，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所以你会检讨一八零条这四款的适用的情况下的前提是。 已经该当一七九，所以如果你在一七九部分就把它什么排除掉了，就不用考虑一八零，好了，所以先过了一七九该当之后，再看看有没有一八零。那有一七九没有一八零的情况下，它就成立不当得利。好，成立不当得利之后的法律效果是什么？要返还，对不对？所以从一八一条以下这三个条文在规定什么？成立不当得利之后的法律效果。 成立不当得利之后的法律效果，然后因为不当得利是要返还利益，对不对？法律效果就是在规定啊利益要怎么样还，要怎么还的问题。好，所以逻辑上它是不一样的哦。先成立不当得利，才有谈不当得利要怎么还。就好像讲到侵权行为，我告诉你，侵权行为你要先讨论什么？有没有该当侵权行为？之后，因为侵权行为的内容要干嘛？要赔偿嘛，对不对？后面才有谈说那要怎么赔的问题。然后怎么赔那是法律效果，可以吗？好吧，那。 法律效果部分的181条在规定什么？规定不当得利第一个返还的客体是什么？除了那个利益本身之外，本于这个利益更有所取得的部分要不要还？客体。另外，也处理不当得利返还的方法是原物来返还还是价额来偿还？好吗？好，原物来返还还是价来偿？还我刚举个，比如说，这甲有一只这个母猪好了。 好，他把这个母猪卖给你。好，母猪卖给你之后，还发现什么？买卖契约无效。好，物权行为有效。好，这时候甲不是要对请求不当得利吗？对不对？好，甲对请求不当得利第一个有没有刚上一七九？我们说乙受利益，甲受损害，因为乙取得母猪的利益嘛，对不对？甲受有母猪所有权的损害，有因果关系，无法律上原因，所以甲对从一七九 OK。再来有没有一八零？ 没有一八零这四款的情景。接着好，那么说该当不当得利，该当不当就到一八一条。第一个问你返还的课题是什么？返还课题指的是除了这个利益本身母猪之外，如果本于这个母猪更有所取得利益，一般来讲就是什么？就支息嘛。就是这个母猪不是交付给乙之后，就乙在什么，在乙的占有当中，这母猪生下一只小猪，小猪要不要还？小猪要不要？除了母猪之外，一八一条说小猪也要还。本于这个利益。 更有所取得的部分也要还，这第一个，在那还的话是还什么？是还母猪本身，还是还母猪的客观上的市价？是原物返还，还是还原物的价额来偿还的？这是个问题，好吧那一八一条我们到后面讲，原则上是原物返还，在原物返还不能的时候才还什么？还它的价格，好吧可以吗？好，这是一八一条。好，到一八二条呢？ 一八二条在处理的是返还的范围的问题，确定返还客体跟返还方法之后，下一步说那要还到什么程度？还到什么程度？一八二条分为第一项跟第二项，第一项讲的是善意不当得利受领人的返还范围，第二项是恶意不当得利受领的返还范围，恶意状况是如此。 好，那一八三条一个第三人访问责任，我们到后面再来讲。所以整个不当得利的条文，它的条文结构是如此，条文结构如此。那规定的讲，叫简单但是又漂亮了，好吧？所以上次修法完全没有动到它。我们把条文每一条都看过一次，你先看一七九，一条一条看一下。哎，你看哦，一七九条说，无法力上原因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 应该返还其利益，所以法律上原因其又不存在着异同。一七九条从条文上看起来，没有看出四个要件。第一个，你看无法律上原因，对不对？第一个要件在啊。受利益，第一第二个要件，对不对？治治就是什么？因果关系，第三要件。第四个，受损害。好，所以从一七九条看起来就看到四个要件了。那这四个要件里面，你要从哪个出发？ 从利益出发了，我都不当得利，重点是利益啊！利益在哪里？利益流到哪里去？好吗？它跟侵权行为重视的是先找到损害再说，不当得利要先找到利益再说。是有利益，有损害，利益跟损害流动间有因果关系。最后呢，五百一十三云四个要件就看到看第八题，第八题说给付有左劣情形之一者，不得请求返还。你看有什么？哦，履行道德上义务，为到期的债务应清偿而给步 啊，起步时无名之物，无起步的义务，什么不保原因起步等等，这四款我们到背会来讲。啊，这四款就是什么，在该当一七九的时候，如果也该当这四款的其中一款的话，那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我们说它消极成立要件，好吗？好，有一七九没有一八零的意思就是成立不当得利。接着看法律效果，你看一八一，一八一条说不当得利受领人除了返还他所受的利益之外，就是这只母猪，对不对？好，本于这个利益更有所取得就是什么小猪，这时候呢？ 病因返还，所以你看没有，他这边这一段这边讲的就是，哦，除了利益本身之外，孳息也要还，啊，这是保还客体的问题。再来但是，但依照利益的性质或情形不能返还的话，那偿还这个价额，懂了？那什么意思？就是母猪或者这个小猪没有办法原物来返还的时候，比如说哦死掉了或者卖掉了等等，然后母猪或小猪不能原物返还的时候，这时候呢，一八一条但书说返还的方法是改用价额偿还，好不好？这是这个部分。来再看一八二条。 一八二条第一项，不当得利的受领人不知，来不知圈起来。什么是不知？三意。哎，刚刚我们从头看到现在，有没有看到善意二意的问题？还没有，对不对？所以一八二条是第一次，第一次不当得利分啊区分主观要件来规定它的法律效果，好吧？所以刚刚的一七九，刚刚的一八一都没有谈主观上的要件，没有谈故意过失，也不谈什么善意或恶意。 那一直到一八二条，第一次因为善意跟恶意来规定它的法律效果。好，这第一项说善意的不当得利受益人就不知道无法上名，对不对？而如果受的利益不存在，就不用返还或偿还。那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善意不当得利受益人返还的范围以什么为限？以什么为限？以他现存的利益为限的，就利益不存在就不用还嘛。所以就是善意的不当得利受益人。 你的返还范围就是现在剩多少就还多少，好吗？好，第二项的恶意呢？第二项讲说，受领人在受领时知无法律上原因，这就是在恶意嘛，对不对？一开始就知道是恶意，自始恶意，或者是其后知之者就什么，本来善意但事后变恶意，叫事后恶意的情形。这说应将受领时所得的利益，这只是自始恶意，或者是知无法律上原因时所现存的利益，就是事后恶意。 好，这个利益要附加利息一并偿还，如果有损害还要赔偿，这是恶意受理人的。所以从这边看起来，恶意受理人能不能主张利益不存在不用还？不行，不行，懂吗？他的利益一定要还，还要加利息，损害人还要赔偿，损害还要赔偿。好，一八三我们先不管它。好，那我们大致上把这四个条文哦，加上一八三这五条，我们大致上看过一遍。那我们来看讲义二、十三、四。 二三页这边你看，一不当得利的意义是五百上名受其他单中要负返还的义务，没什么特别。那性质，来事件请圈起来，事件 <coughs> 不当得利的法律性质只是一个事件，跟刚刚我们讲到无因管理的法律性质是一个什么事实行为不一样。事实行为基本上还是人的动作，是人有去做一个动作。 比如说，我有去救火，或者我有把你的房子卖掉，帮你买脚踏车，基本上还是人的行为哦，会才会构成无因管理哦。那不当得利的性质只是个事件，就代表什么？所有在哦宇宙上，只要发生一个无法力上原因的利益流动，有这个现况的发生，有这个事件的发生，就会该当不当得利了。所以不当得利的打击面够不够广，哦，有够广啊！讲一句话，简单讲。 乙跟甲，你看做法律行为买母猪，然后买卖契约无效不当得利。那如果是我家里的狗去吃你家里的宝路狗吃宝路有没有不当得利？那是不是人的行为？不是哦，是动物的行为，对不对？动物的行为，我的狗吃你的宝路第一个我有没有受益？我说啊，我的我家的狗肥了，懂吗？好，那什么？假设这是收利益哦，啊，狗肥了收利益，你有没有受损害？然后你宝路被吃了。 对不有没有因果关系？利益跟谁么没有因果关系？有啊，因为是狗去吃宝路了嘛。再来，有没有法律上原因？没有。哎，这样也刚刚不当得利，好吗？所以，不当得利这个法律制度是什么？是人的行为可以构成不当得利，动物的行为也会造成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所以，只要是有一个利益的流动是无法律上原因的话，就有要求他返还的必要。所以，不当得利整个适用的范围非常非常非常的广。所以，你看讲义上写他的事件，然后呢？ 因此，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上，从来不考虑什么请求人跟返还义务人的主观要素。成立要件讲是一七九的，一七九刚讲四个要件，你看利益损害因果关系跟无法律上原因，没有提到二人的行为，也从来不去谈什么主观上要件。所以你看，没有看过故意过失善意恶意。那该主观要件只涉及到什么？不当得利返还的范围，这范围讲是哪一条？一百二，好，一直到一百八十二条，我们再谈主观上的问题。 好吗？所以要该当一七九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非常容易该当哦，非常容易该当。那我们看不当得利的功能，第一个调整无法律上原因的利益流动，第二个调整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不当。这个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不当，你还记得吗？物权行为无因性，我们讲例子是时就这个例子，母猪这个例子就是了。 然后我们刚才明总讲到物权行为无因性就是什么？把物权行为先从债权行为独立出来，原因行为独立出来，然后呢切断它的什么原因行为嘛？所以当你的原因行为就是你的买卖契约无效的时候，物权行为假设没有无效的原因，物权行为是有效嘛？对，讲到错误，哎，只有买卖契约的意思是错误，所以它被撤销了无效，那物权行为是有效喽？还是有效的话，哎，这不就是无因性的情形？ 对不对？那我说不采无因性的国家，我说只有德国法系的国家有物权行为无因性的问题嘛。假设你没有物权行为无因，你根本没有物权行为概念的国家，比如说法国或英美法，对吧？他没有的话，一旦有发生瑕疵，就是全部无效，全部无效之后，你要请求返还，人家都马上用七六七来解决，对不对？那德国民法上把物权行为独立出来，再切断它的原因行为的话，那假要对主张七六七不就不行了吗？还记得我们在民中讲过了。 所以这个时候，德国法上的不当得利的制度就非常的重要啊，对不对？因为这时候呢，乙受有所有权的利益，甲受所有权的损害，因果关系无法律上原因，甲对要用一七九的方式来解决，好不好？可以吗？那我问你，如果你是甲的话，你喜欢主张七六七还是一七九？七六七啊，七六七人家是物权请求权的，一七九只是债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当然比债权请求权好用。 那我说德国法上为什么要采物权权无因性？为什么？为什么采无因性？保护交易安全嘛？为什么无因性会保护交易安全？就看单例啊！你看，如果乙把这只母猪卖过来给丙，如果你采没有无因没有物权行为概念、没有无因性的问题的话，这边乙会是一个什么？无权处分行为。这时候丙要取丙代表是交易上的第三人，对不对？丙要取得所有权，必须要透过什么？ 善意取得制度才能取得，同意吗？反之，如果你这边财物权为无因性的理论的话，这个物权行为因为有效，所以乙是取得所有权哦。乙取得所有权，乙处分给丙变成什么？有权处分啊那这个丙是直接基于有权处分的行为来取得。你是丙的话，你希望基于有权处分的取得，还是基于善意取得？有权处分讲一下是比较直接性的保护丙啊，好啊，就你直接说乙根本就是有权处分，对丙而言保护是比较直接的。 你说还要透过说啊，无权处分再透过善意取得，善意取得又有很多什么例外例外的要件在控制它，比如道章遗失物的话，还会有什么两年的返还期限的问题啊？好吧所以用善意取得去保护，其实是一个法律所规定特殊例外的情况下的保护。那不如直接让你取得所有权，然后你做有权处分，这样子对平人更有保障。所以德国的目的在这里嘛。但我说过，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这边那个王八蛋是以我们同意啊。 但是你多保护了丙，就牺牲了谁？就牺牲甲嘛。对啊，牺牲了甲，所以德国后来就什么？你看人家本来都用七六七请求，对不对？就后来变一七九，所以德国法上就是我觉得无因性扩张的太大太大的话，对甲而言保护不够，所以才有我们的民众讲到无因性理论的缓和，记得吗？这所有的问题都这样来的。所以到底要保护丙还是要保护甲？这两个人之间的线怎么划分？这一直是民法上最有趣的问题啊，好吗？ 好，从民种到现在讲，所以德国法上这些无因性理论的出现，所以呢，一七九条这不当得利的制度，它才会这么重要，好吧？好，所以我说什么调整物权学无因性的不当，搞不当因为采了无因性之后，七六七的空间就被压缩，这时候叫什么？用不当得利来解决，以吗来，接着你看下面这第四项，有个特殊不当得利，这个特殊不当得利的意思是民法上。 我们说民法上一般不当得利的规定是规定在哪里？一七九到一八三这些条文，好吧，好，讲义上写的这四个是民法上除了在一七九到一八三之外，还有条文讲到不当得利的，但不以此为限，还有很多条文的不当得利是规定在亲属继承，但因为亲属继承我很害怕，所以我都不讲它，懂吗来问亲属继承老师，好吧？我们只讲财产法上看到是这四条。 好吧那这四条，我在讲说这四条的不当得利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看讲义上面，我后面括号都写什么？总体准用跟法律效果准用。什么叫总体准用？什么叫法律效果准用？我们先讲结论。法律效果准用。所谓总体准用的总体指的是什么？ 就是包括构成要件，也包括法律效果的准用，叫做总体准用。那构成要件或者成立要件在不当得利部分讲的是哪几条？要不就是一七九跟一八零跟一八零，对不对？法律效果准用就是一八一到一八三，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就是你在某一个条文看到说得一不当得利请求返还，那什么叫做依照不当得利？你就要来看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定啊，不就是一七九到一八三吗？对不对？好，如果说这个条文，因为民法上只会写准用啊，不会告诉你那个准用的内容是准用到什么程度。学说一般在讲民法上条文写“准用”二字的时候。 你实际上去准用某一些的条文，准用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学说跟实物可以发展的空间。好吧就条文去准用它，准用它到准用到多大的范围？这是学说跟实物可以发展的。所以很多条文写都准用不当得利，或者说得一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你去准用到这个得一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这五个条文的时候，到底是只有准用法律效果？ 还是连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全部一起准用，这是学说跟实务可以发展的空间，对不对？啊，注意哦。假设某一个条文说啊，一得一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这个准用，我们认为是中低准用的话，代表意思是什么？你从一七九一八零一直到一八一八一八，全部都要准用下来，对不对？那，哎，那你为什么？老师，那为什么要规定这个条文？那为何要规定这个条文？ 条文说要去准用不当得利，如果你从一七九到一八三全部都要准用的话，啊，条文不规定本来就要检讨嘛对不对？啊，换言之，准用假设说从构成要件、从成立要件开始准用的话，万一在这个案例里面判断出来是没有法律上原因，哎，有法律上原因的话，请问你可不可以请个不当得利法？就不行，因为是总体准用嘛，所以你要先检讨一下这个案例里面到底有没有法律上原因嘛。反过来讲，某一个条文被认为是一个法律效果准用的时候。 就代表你不要管他有没有法律上原因，管他有没有法律上原因，反正你就直接用一八一条的请求返还就好了。哦，那这个条文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不好像讲到一头雾水了，你看例子，你看一七一九七条，来看一九七，你看一九七条，你看第二项，一九七第二项说。 损害赔偿义务人第一项是在规定什么？侵权行为的时效，对不对？两年跟十年。你看第二项哦，第二项是损害赔偿义务人因侵权行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损害者，在前项时效完成之后，仍然应该依照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返还其所受利益给被害人。这边我举个例子，我举诈欺当例子，这个甲，这个乙啊。 去诈欺甲，甲是被诈欺的人，乙现在去诈欺甲，说这幅画是假的，其实它是真的。好，乙诈欺甲说这幅画是假的，导致甲就把这幅画就卖便宜的卖过来给乙。好，甲是被诈欺，好，甲是被诈欺的人呢。好，被诈欺之后，请问你，你你现在话已经移转对不对？你是甲的话，他这个时点开始甲被诈欺。 请问你甲有什么权利可以主张？甲有什么权利？甲有什么权利？甲被诈欺啊，然后把画就便宜的卖给乙，并且双方依仗与合的交付。甲是甲的话，第一个你可以主张什么权利？啊，九十五条。九十五是什么？九十五是什么？ 九十二，你看九十二，你写九十五要扣几分？差三条要扣三分嘛，是吧？条文考试只要条文要写出来，你亮出刀的话就应该看到写哦，好吧？你没亮出刀，虚晃一招，对吧？你被扣分。所以条文有时候不写不会扣你分，但只要写错一定会扣分。如果我如果是我改考卷的，啊，你不写当然啊，这个我们不能要求人家背条文，好吧？啊，不写的话啊没关系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只要看到写错，我就会卷起来。 对吧？那你就会减到你的分数，所以你要写，刀子亮出来就要见血，好啊。你的甲被诈欺，第一个撤销条九十二，对不对？九十二条有没有处置期间？撤销之后，假设债权跟物权权议思表示都撤销，对不对？撤销之后呢，用七六七来请求返还这 OK，但他们期间的问题怎么样？九十三条多久？一年什么时候起算？得知什么？发现诈欺。 十年呢？哦，行为时起算。哦，我说过，一涉及到期间，第一个大家都只知道几年，那我说另外一个起算点很重要，好吧？这起算点什么时候开始起算？起算多久？这时间你要很小心。所以这边来说啊，甲被诈欺最长最长了不起十年啊，十年对不对？这十年一定要做一个撤销的动作。哦，假设他一直都不知道，哦，那最长也是从被诈欺开始十年。好，除了诈欺九十二条之外。 你还想到什么？也可以，你看到在旁边你觉得二四四二四四是什么？哎，二四四是什么？障碍债权，这边障碍什么债权？障碍债权一定是他有一个债权被被什么？他有一个债权要保全，对不对？然后这个债务人做什么动作叫做障碍债权？这边假如跟你做交易，哪有障碍债权？ 那还有什么？ <laughs> 还有什么？哎，这边你是题目，跟律师考试讲说，如果你是假的律师，你该怎么办呢？啊，好，那你是假的律师，你还有什么权利可以主张？看到没有？一八四条侵权行为，侵权行为这边甲不受损害，然后甲丧失 A 花的所有权，对不对？问题是侵权行为这边假设你用一八四，假设你用一八四 B 向前段呐，要有权利侵害说啊加精神表意自由权，但不管怎么样，最少一八四 B 项后段一定可以。 因为这个是故意诈欺嘛，对不对？故意违背善良风俗，家属怀疑他们。好了，侵权行为，假设哦，你主张一八四条，看第一项前段、第一项后段或第二项，不管有没有时效的问题，有多久？一九七第一项规定什么？发现什么损害跟赔偿义务开始两年，从侵权行为时开始算，是十年，最长也是十年，到这里，哎，时间一样。 好，所以不管你是用诈欺撤销做请求回复，请求什么七六七，或者你用侵权行为什么请求来回复原状，把契约弄掉，再怎么样就是十年嘛。那现在我们的一九七条的第二项，他讲的是说，你把条文再看一次哦。你看一九七的第二项说，损害赔偿义务人在这里讲的是甲是乙他在讲是损害赔偿有没有？损害赔偿是谁对谁？是甲要对于请求对不对？甲是被诈欺嘛？ 损害赔偿的义务人这边讲是谁？乙哦，是乙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嘛，对不对？好，这个乙怎么样？自侵权行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损害时哦，则在前项前项就一九七的第一项，对不对？它的时效完成之后，仍然要依照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返还所受的利益给被害人。这个乙有没有因为侵权行为受利益？有啊，受我 A 化的利益嘛，所有权利益，对不对？反而导致甲受损害，对不对？ 那一百九十七条的第二项的意思是说，虽然第一项一九七第一项我说最多到十年嘛，虽然这个时效完成之后，乙还是要把他所受的利益依照不当得利的规定返还过来给甲，这条是这样规定对不对？哎，有看到一关于不当得利之规定，所以我们说是准用的情形。好，现在问题说这个准用是个总体准用还是法律效果准用？这是学说跟实务可以发展的地方，对不对？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结果上，结果上，假设这十年之内，甲没有主张九十二条撤销权，没有主张，也没有主张侵权行为要恢复原状，代表买卖契约跟物权权对，我们说被诈欺的行为，在没有撤销以前都是有效，对不对？好，这个都有效，都有效，都还有效的时候，到了第十一年之后，你是你认为乙还要不要还？ 结果上，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认为乙要不要还？现在契约都有效，买卖契约有效，物权契有效哦。现在甲假设到了第十一年，叫乙说乙把画还给我，你认为乙要不要还？我先问你结果。这有人认为要还，有人认为不用还。学说上比较多数的讲法认为，假设买卖契约还有效，那就不用还；假设买卖契约是有效的，就不用还。代表你没有经过撤销，没有经过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的话。 没有回复原状的话，契约只要关系还在、还有效的话，乙是不需要还的哦，不需要还的哦。如果你的结论是如此的话，你会认为一九七第二项所谓去准用不当得利，是总体准用还是法律效果？总体还是法律效果？假设你认为不用还，总体准用还是效果？总体准用，为什么？我说总体准用是从哪里开始准用？ 一七九构成要件开始，对不对？请问你，你准用到一七九构成要件的时候，乙受利益有没有法律上原因？有没有？哎，乙这里受利益有没有法律上原因？有啊，因为买卖契约还有效啊，所以乙可以保有这个受领的利益啊。所以这边假设你认为你是采总体准用说的话，你从一七九开始准用下来，一七九条的部分你就会说啊，因为乙受利益是有法律上原因的，因为买卖契有效，所以乙不用负返还责任。 反过来讲，假设你认为这一条的准用是法律效果准用的话，你要不要还？你就要，为什么？因为法律效果准用是从一八三开始准用就好嘛，从直接从哎直接从一八一开始就好嘛，代表你根本不用管他有没有法律上因你，不用管构成要件的，懂吗？总之它是法律强制规定，就是说要还的，你就直接谈说要还什么就好，直接问他第二层次的问题就好，你不用问他第一层次的，你可以了解吗？ 懂等于是，如果你结果上认为要还的话，你会认为这一条是法律效果主用，可以吗？对吧那如果认为是法律效果主用的话，你就直接从一八一开始，你不用管它受理或法律上原因，因为它是法律规定说你直直接要还的，你更不用管法律上原因的。那这时候就变成无论如何都要还，哦。所以某一个准用是总体准用还是法律效果准用，都是结果论的。结果论，结果上你觉得假设要还的话，那你就会说这一条是法律效果准用。 结果上，你认为不用还？假设说买卖契约还在，就不用还的话，那你会认为它是总体主要？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好吧，假设假设这个例子里面买卖契约是无效，假设买卖契约无效，物权行为有效的话，这边如果你说，哎，到一到第十一年之后你要请求返还，你如果采总体主用的话，要不要还？要不要？要还的，因为买卖契约不是无效吗？ 已受利益本来就无法律上因，本来就要还。那本来就要还，你说那为什么要特别规定一九七第二项？我直接用一七九，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用一七九，它本来就要还的，何必再规定呢？可以了解吗？好吧。所以结果上来讲，当某一个准用被认为是总体准用，或者有些老师的书上写法律效果准用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准用规定是一个什么？最文，最文。 总体左用意思代表你要从一七九开始，一直往下一直到一八三，每一条你都要看。重点是因为你还要看一七九啊，本来假设买卖契约无效，依照一七九就是要还嘛；买卖契约有效的话，依照一七九就是不能还嘛，不能要求还嘛。那规定你这个条文，假设是总体左用我干嘛规定呢？就代表它并没有改变本来适用一七九的法律结果，懂吗？所以讲难听叫罪文，讲好听叫阐释性条文。 提醒你，提醒你要记得检讨一下，拜托你检讨一下，然后阐释性条文。反过来讲，如果这个条文在结果上被认为是法律效果准用的话，那不得了了。法律效果准用代表什么？管理一七九一八零根本不需要检讨，就算判断上一七九是有法律上原因呢，还是要还，因为我们只管一八一开始的问题。可以要求吗？所以到底某个条文的准用是总点还是效果，那个不可一概而论的，那是结果论的问题。那这一篇只是说学说上通说去认为。 如果受领的买卖契约或者是债之关系还是有效，啊，受领是有法律上原因的话，就不需要还。结果上大家认为这样子，就是如果受领是无法律上原因，本来就要还；受领是有法律上原因，还是不用还？那这样子你就会认为这一条是什么？总体准用。结果论之如此。然后，所以这个条文通说认为什么？总体准用说，总体准用说就是这条是最稳，最稳，其实不需要规定。 这样不够清楚，对不对？看下一个，我们看二六六第二项，来看下一个。二六六条，看第二项以前要先看第一项。第一项说，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一方的几步全部不能得，他方免为对待几步的义务。如果仅一步不能，按照比例来减少对待几步。二六六这个条文。 现在讲的稍微快了一点，它是几部分的里面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说乙跟甲买他的房子，买房子，那两百六十六条这个条文，你的了解上你要对照到二二五条第一项来看。你先看二二五第一项。 A 有一项说，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导致几部不能走，债务人就免几步。我请问你，在这个买卖契约里面，谁是债务人？谁是债务人？啊，都是，非常好。双方契约，大家都债务人啊，大家都债权人嘛。我们现在讲的是针对 A 屋的几部来讲，因为买卖里面一一方是几部特定物，哦，一方是几几部标的物，另外一方几部金钱嘛。对，然后就 A 屋的几部来讲，谁是债务人？啊，甲是债务人。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 A 物的起步，讲这个乙是债权人哦，债权人哦，债务人甲负有什么义务？哎，负什么义务？甲负什么义务？好，三百四十八条，负有什么？负有什么义务？交付、移转所有权。乙负什么义务？三六七什么义务？支付哦，最少支付价金，还他受理标的物。 好吧，这从第一堂课讲到现在哦。好，现在二二五条第一项跟二六的第一项结合起来，结果就是某个标的物像 A 起付不能。第一个订立买卖契约在这个时间，好，结果呢？假设约定清偿期在这个时候，清偿期对不对？这个几步不能，假设房子被烧掉了，这几步不能是有一定的发生在契约成立后清偿之前中间这段期间几步不能。 如果这个房子烧掉，的订立买卖契约之前就烧掉，那这个是什么？致使客观不能的问题。好，这不是问题哦。现在几部不能，我们讲是债务不履行，债务不履行就要有债务，有债务代表买卖契约它会有效。所以他讲了一定是买卖契约成立之后，清偿之前的这一段期间之内发生几部不能是有发生。啊，几部不能，我们到讲到债务不履行会告诉你，债务不履行的几部不能最重要的是这个不能的事有的发生是可归责于谁？ 好，那可规则于谁？先有债务人有债权人，对不对？那可规则的情况就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双方都不可规则比如这房子被雷劈到，就烧掉了，大家都没有人有错，对不对？啊，大家都不可规则第二个情况下是只可规则于甲债务人，第三种是只可规则于乙债权人，第四种是两个人都可规则四种可能性嘛，对不对？我们到后来会教你每一种可能性里面，它涉及到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都会跟你讲。 现在这个二五定项跟二六定项讲的是双方都不可规则好，不要被雷劈到，被雷劈到依照二二五一项，他说债务人几步不能，如果是不可规则的话，法律效果是什么？债务人免几步 u，这边的债务人讲的是谁？是甲咯甲免几步 u，甲免去什么几步 u？免去三百四十八条的几步 u 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再来二六六条第一项，你再把二六六第一项看一次。 二六六第一项说，因不可规则双方当事人事由导致一方的给付全部不能者，不可规则双方当事人有看到？甲乙都不可规则哦，导致一方的给付全部不能是谁？甲的给付不是全部不能了吗？这时候他说什么？他帮免对待给付的义务，这一边的对待给付义务指的是哪一条？那就是三六七哦，对不对？给付是三四八，对待给付是三六七嘛，所以依照二六六第一项是以免去三百六十七条的对待给付义务。 有没有看到一个规定甲的，又规定乙的，凑起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就大家都不要几步嘛。好，大家都不要几步，接着接着，二六六第一项紧接着规定二六六第二项。二六六第二项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前项情形，以为全部或一步之对待几步者，得依关于看不当得利的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呢请求返还。这意思是什么？啊，如果乙。 在一之前这个时点哦，几步不能之前的时点，乙已经付了，比如说三分之一的价金，先付价金，这是有可能的，懂吗？假设乙已经付了三分之一，或者笨笨的全部都付了，好吧？那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乙已经做了全部或部分的对待几付的话，乙可以对甲依照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来请求返还，等于是付的钱可以要回来啊。 好吧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几步不能是不可归则双方当事人的时候，大家都免己负优，对不对？请问你买卖契约不效？在这个时候买卖契约不效？大家都免己负优的时候，买卖契约还有没有效？通说认为还是有效，好，就说一个契约。 虽然双方的给付义务都免除了，但契约关系只要还没有被撤销或怎么样的话，契约关系仍然是存在的，好吗？所以一个双方都不可归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给付不能的时候，虽然双方都免给付义务，但契约关系仍然还是有效的，除非它被解除或怎么样。好，契约关系仍然有效的话，乙现在之乙在之前给付三分之一的价金给甲，请问你甲受理或不领到钱？就变成有。哦好，那这样问你，结果论来讲。 如果这个买卖期还有效的时候，已经付了三分之一的钱给蒋，你觉得，你能不能跟蒋把三分之一的钱要回来？结果陆你觉得可不可以要回来？应该可以吧，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免几步义务啦，对吧？那先付了钱可以要回来，不然这样谁敢先付钱，对吧？还没有付的不用付，啊，付过了不能要回来，这显然不合理嘛。哦，所以结果上大家说，虽然这个时候买卖期还是有效，但已经付过的钱还是可以把它要回来。那请问你二六六第二项是总体主义还是买卖效果主义？ 一定是法律效果怎样因为这个条文假设你结果上说它是总体准用的话，啊，因为买卖契约还有效，甲受理是有法律上原因，这时候呢，乙对甲就不能够把钱要回来，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所以大家都说，那这个准用就直接说它是什么？直接说它是法律效果准用，就是虽然甲受理是有法律上原因，但是因为只要准用法律效果就好就是甲无论如何都要还钱，好吧？所以大家说这一条是总法律效果准用原这的，所以讲义上我就说它是法律效果准用。 这第二个情形，来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叫四一九第一项，来看四一九，才四百一十九条，四一九已经到赠与的最后面的地方了。我们先看第一项，赠与是撤销，应向受赠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受赠人。 <coughs> 这边的赠与的撤销讲的不全然是你之前讲过的毁约权。之前我们讲赠与，之前我们讲到了毁约权一定是什么？履行之前才有谈毁约的问题，对不对？但赠与契约里面有另外一种的撤销，是已经履行之后，比如甲把 A 地赠与给乙，已经履行了之后，甲可以撤销。 哎，那这样就不是毁约权嘛？因为毁约权一定是这履行之前的问题。那这种履行之后的毁约，呃，履行之后的撤销权归在哪里？你看那个四百一十六，四一六条上面的四一六，这主要讲的是四百一十六条。四一六说，赠与哎，受赠人在这里是乙，乙对于赠与人甲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赠与人甲可以撤销。什么情形？你看第一个。 对于赠与人有其配偶、十一血亲、三亲等内旁血亲，或等等的这些人，有故意侵害的行为，一七八出法律明文。第二个法律，呃，有扶养义务不履行。那四一六条一项譬如说什么？举个例子，很简单，比如甲为什么把土地赠与给乙？乙只是甲的邻居的一个小孩，好吧那这个甲因为膝下无子，对不对？所以他生活很孤单，但是他哦田桥他很多土地嘛，好吧？就这个乙呢？ 好，就是为了贪图甲的财产，就对甲哇，一开始这个百依百顺，有没有？每天嘘寒问暖，甲就什么深受感动，甲就什么说那这样啊，我把我这块土地就赠与给你，并且双方去办理过户、移转，就一旦移转，你想说把东西到手了，啊，结果他就打他，不理他就打他，刑法有处罚的明文，对不对？懂吗？那这个时候呢，依照四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这样？甲可以什么撤销赠与？一般在个讲到的撤销，都只会撤销在权行为，不会撤销到物权行为。 因为债各讲的都是债之关系，债之关系都是债权行为的问题嘛，所以甲就依照四一六条第一项的规定，他的撤销赠与契约，撤销之后，乙受有 A、D 所有权的利益就变成是什么？无法以上原因，对不对？所以在甲撤销之后，甲本来对乙就可以用一七九条把什么？把 A、D 的所有权要回来，是不是这样子？好啊，所以接着那你来看讲义，你来看这个条文。四一九第一项就说撤销要向受赠人以意思表示为之。 第二项，撤销后赠与撤销后，赠与人得一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赠与物。这不是废话吗？在撤销之后一不当得利请求返还本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好吗？所以四一九条第二项会是总体怎样，还是准用怎样？那总体准用嘛因为本来就是可以撤销啊，要是最稳的。不规不规定的话，在撤销之后本来就可以用不当得利的啊。所以这个条文变得有没有规定变得没有改变法律结果所以它是总体准用。 这第三个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八一六，我们看八一六，来直接看二十四页，这涉及到物权的修正，直接看二十四页这里。二十四页，我们看第一个是陷阱的条文八一六，八一六讲说，因前五条之规定丧失权利而受损害者，得依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来请求偿金这边要看到一不当得利的规定嘛，哈。 八一六条，他讲到前五条的规定。好，我们之前曾经跟他讲过的是什么？八百一十一条，复合八一。八一我说什么是动产跟不动产的复合，对不对？甲是 A 屋的所有权人，不动产，不动产。乙是瓷砖的所有权人，瓷砖是动产，对不对？ 好，我们说八百一十一条的动产跟不动产的复合的意思是，动产在复合之后成为不动产的重要成分。什么叫重要成分？非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续被过去，这都是考试的关键字啊！非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续被过去，我们说变成是 A 屋的什么重要成分？比如说，瓷砖被涂上水泥，贴到墙壁上面去，干掉之后，非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续被过去。那这个时候呢，瓷砖成为 A 屋的。 重要成分，就代表两者所有权不能分离。好，我说明法到天赋的制度最重要是创造三赢啊因为这时候如果以应主张七六七把瓷砖卡下来的话，第一个，瓷砖不能再做相同使用；第二个，甲的房子可能受到损害；第三个，整个社会总体的经济价值会因为瓷砖的损害有什么受害。好吧那这时候我们说天赋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所有权单一，就代表这个时候在贴上去之后，瓷砖的所有权消灭而成为。 A 屋的什么内容的一部分，然后八百一十条，因为不动产的价值比较贵重，所以说什么就属于不动产所有人所有。那这时候谁吃亏？乙吃亏啊。那这时候呢，乙对甲就用八百一十六条请求偿金的方式偿金。这个偿金就有点像什么，像不当得利的感觉，对不对？等于什么？去请求瓷砖的客观上的市价来把什么把它的损害填补回来。 好，现在问题是八百一十六条的这个什么？他说得一不当得利的规定来请求偿清，这个到底是中低主义还是白教主义？那这里的关键点，学上有两说。第一说认为，天赋的规定不是让甲取得瓷砖的所有权吗？天赋在八百一十条规定不动产所有人取得动产所有权的意思是，除了让甲在技术上取得之外。 也让他保有所有权的利益。王先说，这边有两说，对于天赋的法律效果有两种见解。第一种见解认为，天赋的制度是除了让技术性的让甲取得这个动产所有权八一的，以八一为例的话，除了让甲取得动产所有权之外，也让甲可以保有这个利益，等于是可以作为法律上原因。所以，甲要保有这个瓷砖利益的法律上原因，就是八百一十一条。第一种见解。 第二种见解认为，天赋的制度目的只是为了什么？所有权的单一而已，好吗？所以这个制度的目的只是让甲技术性的取得瓷砖的所有权而已，制度的本身并没有让甲保有所有权。所以甲想要保有这个瓷砖所有权的话，必须要另外找到什么？另外找到什么？另外找到其他法律上的依据，好吗？换言之，甲假设，比如说像一个丙，丙进来。 就把你的瓷砖拿起来，水泥一涂就贴到甲的房子上面去，丙做的哦。好，那现在甲不是说，哎，在技术上八一一条说，当瓷砖成为 A 屋的重要成分的时候，瓷砖所有权消灭吗？甲的所有权的内容就扩张包括到瓷砖的这个利益的部分，对不对？那我请问你，甲现在到底有没有保有这个瓷砖利益的法律上原因呢？如果你采第一说，刚刚讲的第一说有没有？有，因为天赋本身就是法律上原因。 第二说认为没有，因为天赋只是让甲技术性的取得，懂吗？那甲到底有没有保有这个利益的法律上原因，要另外看有没有民法的规定。好，那这两说差在哪里？我说你，结果上大家都说乙可以对甲主张八一六请求赔偿金嘛，对不对？如果这边你是第低说，就是什么？就是除了取得之外，也可以保有的话，那现在你要让乙对甲可以请求，你会你会采中立主张排效准法律效果准用吗？ 对对因为天赋本身是让甲取得而且保有啊。那结果上，你认为乙可以跟甲要，那你就会说这一说是什种这一说的结结果会采取律效不准用。如果你采是第二说是什么？是天赋的制度只让甲取得，并没有让甲保有的话。假设甲没有其他保有的法律上依据的话，那这时候乙对甲主张本来就可以主张一七九的不当得利了。那这时候八一六的法律规定就变成是一个什么？总体准用。 对吧因为用一七九来请求本来就可以请求了，啊，这想当合理，对不对？好吧，那听不懂不管他，来，你看这，你看这个二十四页这考试不会考你这个。来，你来看这个修正理由的第二点，结果上就是都可以请求了，都可以请。你看第二点，好了，本条规范一有二，第一个，宣誓不当得利请求权，纵使财产上损益变动系依法，依法讲是八一到八一五的人而发生。 仍然是属于五百以上名。第二个，其指明本质上是不当得利，故本法一七九到一八三条均在准用之列，仅特别排除一八一关于不当得利法案课题的适用而已。那求你，这是总体准用还是要准用？你从这个修正理由看起来，八一天赋的规定是总体准用还是要准用？总体准用有没有看到？他说从一七九到一八三条都在准用之列，那代表他是总体准用。 好，所以这个修正理由也是通说的见解。通说对天赋这才什么？才刚刚讲的第二说了，就天赋这个制度的立法意旨，只在于让让什么？让甲技术性的取得，以避免东西在分开的不利而已。天赋的制度本身并没有让甲保有这个利益的法律效原因。好，所以甲想要保有这个利益，必须什么？就保有这个瓷砖的利益，必须另外找到其他哦保有的法律上原因。 好，那假设我刚刚讲说这丙过来东西就贴了，贴上去之后，甲也并没有什么保有这个瓷砖的客观价值的利益的赔偿原则的话，那乙来对甲主张八一六的时候，甲本来就要还，用一七九本来就应该要还，好吗？所以如果你认为说八一六条是总体主义的话，八一六这个条文本质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七九了，对不对？然后用一七九本来他就要还，可以吗？好，我说阐释性的规定，然后这个最为。 好，这个是有关一些特殊不当的条文，我们先做个说明。来休息一下，等一下来看后面的积极性要点。